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零年，波兰、丹麦、挪威、荷兰、卢森堡、比利时这几个国家呢，相继被德国占领。二次大战全面开打。与此同时，德军向法国发动了猛烈进攻。按照曼施坦因计划，德国呢穿过了阿登山区，发动进攻。五月十二号，七个装甲师到达了马斯河附近的色当这个地方呢。 它是这个临着马斯河，水流湍急，河道狭窄，特别是法比边界法国一侧，河岸陡峭，是一条理想的军事防线。法国军队在河岸上修了大量的防空堡，有上百座炮台。但是呢，为了这次行动，德军进行了几个月的严格训练。德国人非常清楚法国炮台的位置和每座炮台的大炮口径，因此法国。 这些防御工事看似难以攻克，实则不然。德国仍然是利用空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轮番不断的对法国这些堡垒进行轰炸。你的堡垒能打对岸的敌人，但是对空火力有限。防守马斯河的法国军队不久就停止了抵抗。德国军队通过战艇和架起的浮桥渡过了马斯河。 当十九装甲军军长古德里安渡过马斯河之后，他发现士兵啊完全是处在这种轻松的状态下。他遇到手下一个军官，这个军官跟他打招呼，还说呢这个禁止在马斯河上如此愉快的渡船啊，可见这个战役在德国人看起来啊非常轻松。一开始古德里安还有点紧张啊，觉得这些年轻指挥官太过于乐观了，但以后呢？ 事态的发展让古德里安意识到，年轻军官们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国坦克隆隆驶过桥面，很快就切断法国军队。法军的反击虽然十分猛烈，但是太晚了啊！他们配合的也非常差。虽然河边高地几次易手，但是呢，一开始德国军队就掌握了整个战局。法国动用大批装甲部队阻止德国扩大桥头堡，但是法国坦克速度慢。 燃料供应线太短，而且法军的坦克呀缺少无线电通信设备。短短几个小时，德国坦克就击毁了五十多辆法国坦克。这时候，盟国空军赶来轰炸德国部队，但是德国防空炮火非常厉害，大量战斗机被击落。德军一度过马斯河，装甲部队就在法国后方呈扇形展开，向西推进。 当时，这个隶属于古德里安第十九装甲军的第七装甲师师长隆美尔将军啊，那会儿他还没有大展拳脚的机会，只是个师长。他描绘当时法国的崩溃啊，说在战壕里、篱笆里、公路旁的涵洞里，万分恐惧的法国人和法国军队乱作一团，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象，军队和平民都在拼命逃。 到处都是丢弃的各式各样的枪支、坦克和军用卡车，以及因无法挣脱缰绳而纠缠在一起的战马。当时率领法国第四装甲师的戴高乐曾试图进攻古德里安过长的战线，但是他看到了军事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法国军队向南溃败，丢盔弃甲，被德国装甲部队追击。德国人还从坦克里探出头来，冲法国人大喊：“放下武器！” 滚你边儿去！我们没工夫俘虏你们。当然后来美国人对意大利人也这样啊，所以戴高乐两次试图对古德里安进行攻击都失败了。古德里安回忆是吧，说有两辆法国坦克成功的进攻到距我司令部只有一英里远的地方，他的司令部只有二十毫米的反坦克炮来还击，所以他度过了很紧张的几个小时。但是法国人的攻势被遏制了。到了五月十六号。 法军防线被撕开了六十英里宽的口子，通过这个口子，德国的坦克、装甲部队、摩托化部队蜂拥而入，就像1934年戴高乐在自己书里描绘的未来战争的场景一样，胜利来得这么快，连德国人都不太相信。德国后方司令部地图上呈现的是一条长而脆弱的深入法国内部的战线。 后方的陆军总部的德国参谋们完全不能理解法国军队为什么溃败的这么快。德国后方司令部的将军们甚至担心他们的坦克进展太快了，会不会被法国人包了饺子？所以，这个古德里安突破法国防线的最初几天，他发现部队前进被谨慎小心的上司阻碍了。上司想留出充足的时间让步兵赶上坦克。 古德里安说：“这不是第一次血大战，用不着这样。”他命令坦克部队全速前进，能到哪儿就尽量赶到哪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坦克部队无敌的英勇前进，所有的德国军人都意识到了这是一生中难得的好机会。所有坦克都向法国发动进攻，德国人把所有能带轮儿的车都开来了。这样一来，成千上万的法国难民被抛在身后的道路上。 当时人们这个记载啊，他们驾着汽车或者推着手推车逃跑。虽然房子被炸得破烂不堪，但是呢，在里面还能获得些许安全感。他们宁愿聚集在一起，站成长长的队伍，暴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这时候没有办法了，政府和军队都不能保护人民了。到了五月二十号，也就是德国对法国开战后的第十天，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就已经到达了亚眠和阿布维尔。 十天的行军路程比一战时候一支部队四年的路程都要长。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得意，他的冒险计划创造了决定性的事件，改变了战争和帝国的发展趋势。这样，德国就摧垮了盟国意欲扭转战争形势的所有企图，并且围困和歼灭了近一半的盟国部队。德军的装甲部队急速冲向海边，冲到海边之后。 一百万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和法国最好的陆军被困在了北部，跟法国本土割开了。本来英法比应该是联合战线，德国人冲进来拦腰一刀，等于把盟军战线分割了。英国的丘吉尔首相在五月十五号早上起来七点半啊，接到了法国总理雷诺的电话啊，说昨晚我们作战失败，通往巴黎的路已经打开。 听到这一消息，丘吉尔倍感震惊啊！这刚开战五天呐，所以他赶紧飞到了巴黎，发现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法国政府办公室的外边燃烧的办公文件到处飞扬，到处是乌烟瘴气，所有的文件都被烧掉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被送上了开往法国南部的火车，结果呢，这辆火车还被德国人缴获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赶紧和法国总理雷诺，还有当时的外长达拉蒂、法军总司令甘莫林将军一起商量怎么办。丘吉尔问甘莫林说：“你们的预备队呢？是吧？你参战部队被分割包围了，你总得有预备队吧？”甘莫林将军耸了耸肩说：“没有啊，即便是有，零零散散，也根本形不成反击力量。” 甘伯林将军当时六十八岁，一战的时候呢是个参谋啊，制定过力挽狂澜的战斗计划，但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昏庸懒散了。自从德军发动进攻，整整九天，他反应缓慢。属下乔治将军配合指挥战斗，但乔治将军呢身体虚弱，而且甘伯林也不赏识这位属下，所以法国的战场指挥陷入混乱。 法国总理雷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甘末林这总司令换下了，让一战的英雄魏刚接替他的位置。魏刚七十三了，用一个这个七十三的换下了一个六十八的。但是呢，好在魏刚头脑比较清醒，他一到任就放弃甘末林计划，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是呢，他的计划跟甘末林其实没什么区别啊，要求被阻隔在北部的盟国部队突破德军防线，南北夹击。德国人不是一竿子插进来了吗？战线也长。 我南北夹击你，但这需要各方面的互相配合。盟军士兵这个时候已经被德国人打得晕头转向。当时，一名在法军中的英国联络官描述了跟法国比约特将军的一次会议。这位将军统帅着北部所有的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军队。结果呢，这位这个比约特摊开了地图，用红圈圈出德国装甲师的位置。 一直数了八个。他说：“我现在又困又累，根本无力抵抗他们。”后来，这位比约特将军车祸丧生，换上新的指挥官叫布朗夏尔。临阵换将，使得本来就已经混乱的局势是更加混乱。所以，英法虽然采取联合行动进攻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英国远征军投入七十四辆坦克，法国投入六十辆，但由于英法联军之间信息不畅，没有取得多大战果。 隆美尔用火炮和反坦克炮击毁了四十辆盟军坦克，自己损失不到十二辆。这次反击的失败，使得盟国所有解围努力都被粉碎。仅仅十多天，德军装甲部队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北部的联军啊，事实上已经被包围在法国北部的弗兰德地区。到了五月二十七号，比利时军队投降，而此时四十万英法联军。 全部集中向敦刻尔克撤退。敦刻尔克濒临英吉利海峡的一块开阔海滩，既无有利地势可守，又不可能在海滩上修筑坚固工事。况且联军一路败退，早已溃不成军，斗志消沉，根本组织不起像样抵抗。敦刻尔克地区的面积充其量也就百十平方公里，四十个师、三十八万多人拥挤在这儿，一发炮弹或炸弹落下来，就会有一群人倒下。 所以，退守敦刻尔克的联军在东面、北面、南面都是德军装甲铁骑，西南是滔滔大海，空中有德军飞机，脚下是松软的海滩，没有弹药，缺少给养，更不可能有增援作战部队。这就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处境极为危险。如果说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由敦刻尔克渡过英吉利海峡，从海上撤退到英国本土。 而这一线生机得感谢希特勒。五月二十四号，他紧急命令德军停止前进，啊，下达了这个禁止令。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叫停，一直是个谜。各种解释都有，比较常见的是军事理由。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政治动机。据说当时希特勒巡视前线司令部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讲话，啊，他首先承认这次战局是一个明显的奇迹。 接着他说呢，他希望从法国缔结一项合理的合约，啊，这样呢就容易从英国取得协议，啊，希特勒还出人意料的夸奖了英国，说英国有必要存在，英国给世界带来文明，他只要求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由此可见，此时的希特勒是希望能够在英国认可、可以保住体面的基础上接受讲和。 啊，所以有理由认为，希特勒下令停止前进，不仅出于军事原因，也有照顾到英国的体面、方便媾和的想法。当然了，这只是一家之言。而且，希特勒过了三天就再次命令发起进攻，可这个时候，敦刻尔克大撤退也开始了。五月二十六号，英国海军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海军抽调了一千多艘舰船，冲过德国空军的封锁，分几路。 奔赴敦刻尔克地区，与此同时，还从英国本土沿岸港口码头驶出了八百多艘各种各样的民间船只，各种各样的渔船、五颜六色的游艇、各种吨位的游轮、驳船，甚至连体育运动学校的舢板船也加入这场浩浩荡荡的船队行列。这些由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船队中，有富人，有穷人，有老人，甚至还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孩子。 他们从四面八方前仆后继往来于英吉利海峡，他们没有登记过，也没有接到命令，但是有比组织性更有力的东西，这就是不列颠民族征服海洋的精神。在这期间，英国空军和法国空军残部也参加空中掩护作战。从五月二十六号到六月四号，一共从敦刻尔克撤退了三十四万人，其中英军二十二万，法军八万，还有少数比利时军队。 但是联军撤退的时候，武器装备丢弃殆尽。德军在六月四号占领敦刻尔克，只截住了未来的易及时撤走的四万法军。发电机计划的实施，为联军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其中绝大部分后来又杀回了欧洲大陆。这个时候，英国人撤完了，就该轮到法国投降了。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辞职，提议由贝当元帅出任总理。 这时候呢，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极力主张转移到法属北非继续抵抗，把政府也迁到那儿。但是贝当和魏刚都不愿意。最后，戴高乐只身爬上飞机去了英国，领导自由法国运动。而领导法国新政府的贝当元帅请求德国武装力量部停战。法国政府六月十八号下令法军放弃所有两万人以上的城市，不得在城市和郊区进行抵抗和破坏，希望同德国单独媾和。 希特勒也不想过分残酷地对待法国人，他担心如果条件太苛刻，贝当政府会被推翻，新的法国政府会逃到北非，再从那儿呢发动反击，这会方便英国人以整个法国殖民帝国为依托反抗德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德法两国六月二十二号在贡比涅森林签订停战协定，同意德国占领法国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占领军军费由法国承担。 法国南部仍然由贝当政府管理。二十二年前，也就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号，法国正是在此地迫使战败的德国接受停战条件的。而德国这次把当年签署合约的一节白色火车车厢都拉来了。二战期间，希特勒确实没有过分残酷地对待法国人，但这份羞辱也够他们受的了。 法国的傀儡政权站到了希特勒这边，贝当答应与纳粹德国在经济上合作，而此时的英国，用丘吉尔的话说，只能赤身裸体的面对德国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